课文四，很多人都觉得现在人和人的关系冷冷的，这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，忙的没时间跟别人见面，累的不愿意和别人多说话。其实，我们应该多对别人笑笑，说话时如果能多用一些。 您好，谢谢这样的词语，和别人的关系就会变得更好。生词：关系，别人，词语。